锵锵三人行，最近这个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啊 <laughs> 啊！王老师，主要是这个乌克兰，乌克兰方向，我一看这家伙很快好几个国就要呼之欲出了，是就是公投了嘛。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来着？我都叫不出那名字。中俩顿顿涅兹，啊，顿涅斯克，一个什么卢甘卢甘斯克呀？卢甘对，哎，克里米亚，哎，普京现在有点这大帝的意思。 这个哗到那个那个克里米亚那个地方阅兵，那高调阅兵发表发表演讲，感觉是俄罗斯昔日的荣光，哎，我们要收复回来。我是啊，去过克里米亚，啊，我你里米亚？我去过，二零是零五吗？零六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就前个六七年吧。我是跟那个全国政协的一个领导人的团呢，我呃。 到了雅尔达，雅尔达比索契呀大多了。对，雅尔达漂亮是雅尔达也很重要。是雅尔达会议就在这儿。是是是。哎，那个后来是因为不是这个雅尔达，舰划给划给这个呃乌克兰了。嗯。这俄罗斯呢没辙了，弄一个索契，什么冬奥会什么都在索契，呃，包括普京这些人夏天度假都是到索契，这个。 雅尔达是克里米亚的这个重镇，呃，而且雅尔达呀，我到那儿我觉得真是啊，第一，契诃夫的故居在雅尔达，真是，哎，他一个那水啊哗哗的流，种就一个农村的房子，那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呃，而且这个契诃夫呢，他说他他呀特顾家。 我怎么他跟我似的，特顾家啊？说他知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了，他给他这个妹妹弄一处房子，给他那姐姐买一处房子，给他的什么就是他的亲属啊，他都要给他对他们有所帮助。呃，而且那个他你纠正了我的一个思想，因为我过去在别的材料里看到啊，说是契诃夫啊，烦这个托尔斯泰。 呃，尤其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夫人。可以。哎，这个，呃，这个托尔斯泰的夫人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点，有点，有有有点麻麻烦，可能。这因为托尔斯泰都怕他，都都都都走了嘛，都都都没法跟他一块儿过。 <laughs> 没法，这个，这个那里哎呦，我我真是特别的感慨。还有呢，就是您说的这个，他这个沙皇的行宫。嗯。 就在雅尔达，雅尔达，嗯，哎，那个三国首脑会议，嗯，美苏英美，斯大林没有法都没有，对，就他们三个，哎，包括对中国最有关的什么外蒙独立呀，这些都是在雅尔达决定，然后让宋子文去去去签字， <coughs> 宋子文不肯签，找的那个王什么那个那个那个王外，那时候的国国府的外长。 他去，他去签的字，所以这个也有。契诃夫一个名著叫《带小狗的》，是女人，是是是是。那个那有一个雕像，一个铜的像，我回去我想办法把这个铜像发给这个这咱们这儿啊，咱放一下，就发个密封。哎，就是那个一男一女带一小狗，契诃夫描写的那些景致没有变化。 哎，那个水是什么颜色的？怎么喷上来？在一个商亭呃，商务亭上，就小卖，呃，卖货亭上，这个水这么一直打到那儿来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哎呀，所以这个这玩意儿，呃， <laughs> 真是百感交集，百百感交集。最后现在变成了这儿，变成了一个火药库了，好像是。真是，您看这个，我他这个，我的感受是，你看我到俄罗斯的时候，我发现。 好家伙，这个要不说什么叫现实主义艺术啊？我才发现我看到的苏联那些画家画的俄罗斯的风光啊，全是真的，就是写实的。他们的天气，他们的水土就是那个样子，那个颜色，是吧？但是你看，好像是有一种牧歌一样的回忆。我发现，在您，尤其您这一代的人心中，觉得那个啊，似乎那么一种回忆。但是说说今天，呃，变成这么一个样子，但是你看。 您说这个契科夫，我还想起一作家，我我老觉得那个地方，当然我也不太了解，我觉得分不开的。实际你不能说普京啊完全没普，对吧？普京，因为你看，你要说果戈里这作家，果戈里算俄罗斯的还是算乌克兰的？果戈里是出生在乌克兰，但是他写作是俄语的这个文学。那你说不？您这这种事儿就。 就双方啊，咱用不用不着争，也既是你的也是我的，我认为。你比如说那个那个爱尔兰的那些作家呢，他把英国多少作家都都挖到爱尔兰去了，都是爱尔兰呐。 是啊，王尔德，是啊，哎，也肖伯纳，对，贝克特，呃，这对他太多了，我说都说说不完呢。是，那他人家是用英语写作，是，肯定那还得算英英国文学史，你不能不讲。你王尔德不讲，肖伯纳不讲，你英国文学史算啥文学史？是，哎，可是反过来说呢，人爱尔兰讲文学史，当然得也得讲他。是，所以我说这个。 这都没关系，为这个也打不起仗来。我跟你说，要是为抢作家，他咋打？ <laughs> 抢地皮、抢地、抢领土的打起来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我们现在的政治啊，当然现在全世界的 <coughs> 主流政治，主权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嘛。但是我我有一种很大胆的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很离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就等于过去人类经历过王国与帝国的时期啊，那个时期民族不是太重要。 那个时期呢，你是哪个民族啊？是怎么？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帝国是讲家族管制的，他不管你哪个帝国，哪个你你是哪个你是哪个民族也是怎么样。但是现在都是民族国家，所以民族问题变得很复杂。但是这个呢，很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适应现实情况的一种国家的体制，一种政治形式。 说不定将来，不知道将来到什么时候，人类还会再发展出另外一种政治体制的形式来包装、来来承载我们的现实。说得好，对，因为你比如说想想看，你俄罗斯跟乌克兰分得开吗？呃，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俄罗斯人这个名字的起源 <coughs> 是起在基辅的，是基辅罗斯，基辅是整个俄罗斯族的起源中心。 就是当年北欧维京人下来，在那建立一个国家基辅罗斯这么起来。这个因为今天讲俄罗斯这个 Russian 这个，我不知道俄文怎么念。r u s s i 对吧？这个这个对，王老师会俄文嘛？ <laughs> 那这个就是来自叫基辅罗斯，就是那个地方出去的。那王老师你说哈，在你们那个年年年青春万岁那个年代啊，是，其实你们接受的所谓苏联的这个影响，你们分不分得清乌克兰和俄罗斯？我跟您说啊。 这个呃，在这个苏苏联的那么所谓十几个加盟共和国里头，跟俄罗斯最亲近的、最难分清的，一个是白俄罗斯，哎，哎，一个是乌克兰。是，在高尔基的小说里头，在沙皇时期的小说里头，有时候管乌克兰人他不叫乌克兰，他叫什么？叫小俄罗斯。 哦，一白俄罗斯，一小俄罗斯。哎，这个小里头有没有贬义？我不知道，我我当时看着并没有什么贬义。嗯，因为高尔基也是很革命进进步进步思想家是吧？他不会说对乌克兰有有贬义。哎，我也去过基辅，基辅那这些政治上的事儿我也没记住，我记住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基辅有全世界的。 排第二的索菲亚教堂，哦，您知道那个呃，东正教布对伊斯坦布尔那个是第一大，布尔是第一大。嗯，他这他也是索菲亚教堂。嗯，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三个索菲亚教堂，可是我在基辅的时候没听说，我是回来才听说的。哈尔滨还有。对对对对，哈尔滨还有。哈尔滨一个索菲亚教堂也不小。对，里边的圣母像是普京送的。是，普京是后来和。 专门给他是所纪念哈尔滨索菲亚教堂这这个建立多少多少年，对，基辅那个相当的大，而且他们也引以为骄傲，这是索菲亚教堂。还有一个，他让我们去参观呐，他那个大客机，就那大运输机，大运输机是干嘛的呀？就是您记得不记得有一年那个 George Bush 刚上台？ 嗯，海海南岛那边发生了一个撞击，中美军机相撞，撞撞撞击事件。是后来他的飞机不是就迫降到在海南岛，海南岛我们不让他起飞。是后来他的起飞的时候，你不能这个军机不能在这儿我这儿起飞，是从俄罗斯呃不从乌克兰租的那个特号的那个那个运输机啊运输机，把这个飞机。 装进装装进去，你说它有多大啊？把美国这装进去，把美国的飞机装进去，然后给你拉到什么？拉到哈哈瓦伊，还拉到日本了，我就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，这个，这这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我这个一一句话也说不清楚。嗯。就俄罗斯跟欧洲，它有相当大的距离。我们不说谁对谁非，谁先进谁落后，它有很大的距离。你要乌克兰呢？你要从文化上说。 它离离西欧的距离比离俄罗斯的距离还大，嗯，它离西欧的距离比俄罗斯离西欧的距离还大，嗯，就是离俄罗斯更近，呃，更近，不是更近，它就是它，它它的那个心态什么东西都像啊，但是它民族利益上呢，那么他现在他感觉到，从乌克兰的观点来说，俄罗斯对他是变成了首要威胁，嗯，他只有依靠。 说欧美依靠北大西洋公约，北约哎，北约，他就随往这方面倒，可是他他这个往这边倒，他非常的不顺利。嗯，你想他要顺利的话，尤先科时期，嗯，是吧？这是那个那个美女，嗯，时期，对，他他不是他执政了好多年呢，他不在，其实很糟的，和欧洲这个这个融合上。 他几乎没有迈出步子，是吧？优先科、季莫申科，季莫申科都都都没跑过。其实其实几届政府都都都问题重重，都很糟，都不怎么样。而且我觉得他整个导向欧洲这个讲法太问题。那个时候我就写过，也太简单，这也是一个完全一厢情愿的。一厢情愿。那个时候我我写这些，有时候还被一些我很激进的朋友骂说：“人家追求民主自由，你怎么还批评人家？”我说：“不是这个问题。” 而是你想象想象一下，当时他面对的选择，他面对选择很简单，就比如说欧盟你要加入，然后那边是俄罗斯，你俄罗斯想把你留在独联体这边，那两边给你开什么条件呢？你比较明显俄罗斯好太多了，而欧盟能给你什么呢？欧盟不能给你什么，欧盟自身难保现在，那所以你从现实角度讲，其实很不现实；从文化过去历史角度讲，也也问题重但是为他就很一厢情愿觉得。 那边代表开放、民主、自由、进步，要向那边走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东西也不能说错，但是你不能极端到那个程度。你极端到比如说发动政变，把把原来那个总统赶跑了，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情况。而当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欧盟能干什么呢？欧盟其实什么也不干。不是制裁吗？制裁。那那就就是个嘴巴上的东西。你你比如说像美国，普京身边那几个顾问的银行里的钱扣了。对啊，你比如说像美国美国这种事儿。 你能期望他什么呢？美国从来就是卖口乖嘛，这种事儿，美国比谁都清楚这事儿上他根本没办法插手，他就就是，但是乌克兰当时有少数人就是心里面一心想的就是美国欧盟能依靠，他不能依靠，所以非常非常不现实。是美国国内也有人骂这个奥巴马就怂，所以你看美国也是从一个极端呢导向另一个极端。那那那他不怂人怎么样？对呀，出兵吗？ 他不， <laughs> 说是从这个布什时期是牛仔式的啊，指哪打哪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算今天布什，布什要是今天仍然是布什，人家是他也没办法，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，不可能我派兵往那儿去。你派兵吗？是吧？我你你你们这看一些伟大的事我说点零碎的琐琐事。嗯，咱们北京有基辅餐厅，您去吃过饭没有？没有。哦，就是日坛那边不是那个什么世纪坛。 世纪坛那边，世纪坛旁边有一个基辅餐厅，而且基辅餐厅啊，您在那儿吃饭的时候，都是原来的人民演员、工薪演员，就前苏联时期的那些高级的歌唱家啊，请来唱歌啊，是吗？啊，他们挣不上钱了，他在他在我基辅那儿挣不上钱了。对于咱们中国的食客吃饭的人来说。 跟没有一个人分得清乌克兰、俄罗斯的，你要的那饭也是一样。当年呢，一九五二年吧，是北京展览馆，那时候叫中苏呃苏联展览馆，是所谓呃斯大林赠送的，就是他没要你的钱，他就整个给你修起这么一个楼来，一个斯大林式的一个建筑。 呃，莫斯科餐厅，嗯，老莫， <laughs> 可是莫斯科餐厅啊，它分，嗯，莫斯科黄油鸡卷儿，嗯，基野府，当时基野府有时候翻译成叫基野府，基辅黄油鸡卷儿，啊，可是呢，它是分，我分不出来。 你要给我分别吗？啊，其实有分别吗？这俩可能就是做做出来的形状啊，或者……我我也搞不懂，完全，因为我两样都吃过，我不太吃得出这个分别。这就是不是相当于太原老陈醋和大同老陈醋？ <laughs> <laughs> 这玩意儿，哎，因为我现在听这事儿呢，我就因为我坦白讲，我对那真的太陌生，我也没去过。我我觉得，当然你说他现在有自己的民族，他从来也是有自己的独立民族或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文化上各方面。 我弄不懂他怎么样彻底分离。您这说的对，我他最好的办法还是他们自己呀，能够是都从长远的务实的来考虑。呃，哎，他既应该呀和这个 <laughs> 西方当然应该搞好关系。中国咱们现在在和西西方和欧美，尤其是在和美国搞好关系上，其实也是不遗余力。哎。 呃，又要办法，想办法跟俄罗斯搞好关系。其实应该是他他他他得罪不起俄罗斯。对，应该发展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关系，一种联盟关系是，呃，恰好能够跨越这些问题。这不是一个黑白选择的问题。我觉得当时在乌克兰，不过所有政治都是这样子。一旦牵涉到民族情绪，到了极端的时候，这种人看问题啊，世界上就是黑白的。 哎，他看不出其实那个灰度有多大。他本来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，比如说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，或者在中间玩一种杠杆游戏。对，他是做得到的。但是你看，我就发现，嗯，我从很多啊，就平常这个包括老百姓聊天啊，我都发现啊， <coughs> 有两件事，就是俩汽油桶。哪两件事呢？这一个是这个民族主义。 嗯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就所谓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，自这你只要就是你一说这俩呀，格外的好像能这个拱火，这是个人呐，势不可当，对吧？一说这家伙，而且他用的词儿啊也特别的特别的煽情，啊，对，特别煽情，你这个都当不住，你这要是上广场，你这哈，你这你就提这俩，这就一点就着，是，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是他让我懂得，可以扛得起，也可以放得下，可以哭着微笑，也可以笑着流泪。为妈妈的爱加分，贝因美爱家。品质卓越如一，服务创造价值，责任承载幸福。陕汽重卡服务领先，品质成就未来。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真的像王蒙老师刚才讲那情况，你你真的民族这个概念啊不管用，他他不能理解那么复杂的现实，分不开的。哎，我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记不记得前两年，也不是前这两年，我们不是老跟韩国闹架嘛？就为了这个谁孔子是哪天的 <laughs> 这个事儿吗？都是他们的，对他们。你比如说像端午节，你记不记那年韩国跑去申遗嘛？ 申请世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们反应很激烈。我们说这端午节明明是纪念咋屈原的，怎么你能拿去申请呢？当然对，没错，端午节我们首创，我们发明，我们纪念我们中国的诗人屈原。可是呢，我说句可能很多人听了不高兴的话，你换个角度想，韩国人也庆祝端午节，庆祝了一千多年了。那对他们来讲， 这是几十代人从小到大纪念的一个节日，那为什么就不是他们呢？我们想象一下，假如有一天我们中国把佛诞日拿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然后印度抗议，你中国人凭什么把佛诞当成是你们的节日呢？那我们有什么感觉呢？其实这这就说明什么？文化上的东西啊，它有时候。 他就是这么跨民族，就像水一样嘛。他对你，你真的不是一个被民族而且是这样起来的。你从哪儿来的是一回事儿，你来的我这儿扎了根了没有？那是对啊，你扎了根了，然后和我也本土化了，就在这儿慢慢发展起来，你就变成了这儿的文化呀。 所以啊，这个王老师说啊，对这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个话题啊感兴趣，我就匆匆做了一点功课哈。是是。哎，我就听到一个论断啊，这个论断有点简单化啊。他就讲啊，这个过去我们说啊，有一句话我们不能理解，有些人说这个有个哲学的讲啊，就是是语言创造了世界，这你不能理解。但是我听到这个论断说什么啊？就近现代啊，是。 这个民族，咱们都在讲民族，实际上呢是民族主义制造了民族。当然，民族主义制造了民族。没错，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“民族”这个词儿哪来的呢？是从这个日本的翻译英文的词儿 “nation”，是 “nation”，咱们对位这日本写了一个“民族”。在此之前呢。 中国人不叫民族，中国人有有点类似的说法叫族类，比如说非我族类，对对，其心必异。那么那个族类呢，更多的指的好像是，比如说都姓王，是是，咱你是血统上的，没错。可是你现在咱们说的民族，你难道指血统吗？是，那咱好像血统都很难说了。他有时候拿着民族的旗号啊，来进行这个权利或者利益的瓜分、争争夺。是，你比如说这也是一个很可让。 在让中国人看起来，简直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事儿。中国呢，我们从小，我从解放前我就读这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他就是乌克兰人，就是这奥斯托洛夫斯基、保尔·柯察金，连罗曼·罗兰都夸奖过。保尔，哎，他是这个苏联的英雄，啊，小说写的也很好看，哎。 他的死对头呢是彼得留拉将军，彼得留拉将军呢就是在波兰的支持下，呃率领着军队抗击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红军。说是现在呢，乌克兰呢认为保尔柯察金呢就是这个奥斯托洛夫斯基是乌奸， <laughs> 乌奸。彼得留拉呢是民族英雄啊，可是。 可是最近我看他那个故事啊，你真是哭笑不得。彼得留拉为什么失败的呢？呃，因为他打不过以俄罗斯人为主的这个红军军，什么布琼尼、弗罗西洛夫，这都是打他的。对，呃，他找波兰支持，波兰人也损。嗯。哎，说我支持你可以，你把你靠近我们的一个省划给我啊。嗯。您说。 这咱们当然对波兰的事儿也不也不用多说了，反正他就产生了这么复杂的这些这些矛盾。您要这么折腾的话，您就还且有的折腾。我说是是是，其实你看出来，都是一些个说法，都是一些个旗号，是对吧？他某某某些人，他要祭出一个说法，一个大旗，达到他的一些目的。所以像你刚才讲那种说法，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啊。 的史学家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因为对马克思，马克思很清楚，他觉得。